锵锵三人行，今天我穿蓝的穿对了，好像哈？怎么了？为什么？你看照片，你看，哎，导演给我们看看照片。哦。日本女足都是这色儿，哈。他男主也是蓝色，是吧？疯了！你看下边。的是疯了。这个这是回国了。你看这日本美眉，要不说长得脸上没那么多粉刺，我发现。 <laughs> 哎，你再看下边。你关注的重点真是跟我们不。一样。兼职人露出了奸笑啊， <laughs> 然后再看。 这是他们的教练，对，他们教练出了本书，嗯，这书本来不好卖，这下徐老师这全国畅销书榜。然后就是说这本书说的就是日本人怎么能打败欧美人。 <laughs> 然后你再看，你再看下面还有吗？哎，下面对对对啊， <laughs> 下面就是你了， <laughs> 就看他的。哎，咱们欢呼！我跟你说，只有徐老师，哎，你也是吗？什么了？ 我凌晨三点四十五分，都看吧，两点四十五。 <laughs> 我跟你说，这一届的你们俩都看了，都看了。这一届的女子世界杯真好看，真好看。就是好看在什么地方？第一，就其实你你向来大家看足球的人觉得女子就足球没那么好看，但是问题是这一届我觉得好看在哪呢？第一，呃，真的是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非常的体力化，战术执行好，技术也好，而且还有一点，我喜欢它干净。 哦，干净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那些球员不像男子足球啊，动不动就假摔，然后犯规一大堆的，他们很干净。而且呢，你看这这是美国输吧？美国输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就说他那个守门员，那守门员的名字很有意思，叫 Hope Solo，Solo 希望，很多人在他求婚的，对，场上很多人贴标语，是个是个很万人迷，靓女，对，那守门员，他最后美国队。 进了一球，本来呢，他们正常的情况下，男子觉得怎么想办法拖拖拖，对，拖到最后就完了嘛，对不对？他最后一个球是加时赛的最后三分钟的时候进的嘛。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你什么那就垃圾时间了，搞搞啊什么就就。但那个美国的守门员呢，他居然不拖，就他还是还是很正常的那么打下去，是很奇怪。就整个比赛让你觉得，哎呀，原来这是干净的足球啊。 好久没看过这样的足球了。就有人感慨，还是女孩子老实是吗？不，没有钱跟 <laughs> 没有钱就好。他跟钱没有那么多关系。就他们就是说，如果足球没有那么多金钱牵涉在里边，就像是这个样，就像女足，就像女足，没有什么假摔，没有什么有意的犯规，而且就算吹错了，也不怎么抱抱抱怨。 对就我我其实是忽然女足了，我倒我得承认我并不是场场都看，但是这次我前面看了一场巴西对美国的比赛，怎么样？哎呀，那个是感动，看看叫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你你你你你记得吧那场？巴因为巴西的实力呢，其实在美国之上，他马塔第一，世界足球小姐都在他那里。 一上来呢，还有小姐妹，有有有有有先生，有小姐妹，对。然后他一上来就是那场球非常非常经典。一上来巴西自己一个乌龙球进去了，那美国就领先。但是全场是巴西压着美国打，巴西进了两个球都是有争议的。对。第一个球把人家一个红牌罚出去，罚点球，点球第一下没踢进，裁判员说，等等等等，再踢一次。 说镜头放出来，这个人超过一点点，就是你完全可以就算了，点球扑出来了，再踢一次，那美国冤了哈。嗯。第二次进的那个球，巴西进的那个球是越位。嗯。镜头清清楚楚是越位，可是我为什么感动哈？全场大部分时间美国队是少一个人。嗯。而且他输的两个球是冤枉球，可他一点都没有抱怨，就是坚持，就是坚持打到最后，每个运动员我都放弃了。 他到加时赛的一百二十分钟的时候，一加时赛到最后一百二十分钟，那几个美国女的还在那鼓劲，一百二十二分钟踢进第二个球，投攻进的后拖到拖到点球，点球。所以整场这个比赛啊，我原来是帮巴西的，我就被美国这个精神，就是说那种绝不放弃，就到我就是职业，我就到最后一分钟，那批三十多岁的女的，差不多都三十来岁的女的，天天没想到的就是说，最后她在决赛里边。 他的境况跟日本队一模一样，只是倒过来了。但是碰上日本队，发展了发挥了更强的美国精神。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式。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一趟好看，你几个国家都好看，法国队也好看，嗯，对不对？法国很精彩。他们说法国男足哈该退休，应该派他们去。那女足比咱那就踢的强多了。而且还有什么呢？就。 我跟你讲，这个这整个日本夺冠这个过程，你看了的话，你就发现啊，这是个今天连好莱坞都会嫌它太煽情、太老套而不想拍的剧情。哦。但真实发生了，什么意思呢？日本队对美国队，过去历史上打过二十五场，二十三场，二十二场输，二十五场里面他输了二十二场，另外三场是和，他从来没赢过。是不是身材也没法比啊？他身材是所有球队最矮的啊，日本矮脚虎。然后这一回对上美国，而且是决赛。 然后日本队呢，可怜到什么地步？后来不就网上很多我们中国球迷都在议论什么事儿？就日本这个球队里面有两个是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啊，我听说对，那那那是下岗工人。然后有一些呢是啊，因为现在女子足球、职业足球收入很低嘛，他们还得上班对他们晚上去便利店、去超市打工。 然后那个主将税会熙是踢过五届世界杯，都输掉。然后以之前两届是有一回伤到，好像本来说不能踢了，然后又复出，然后还跟队员说：“你们要是觉得痛苦，去看我的背。”然后比男的还难呢。然后跟着到了美国，本来说要嫁人了嘛。 结果那个男的说：“你要是结婚了，就别踢了吧。”他不干，那就不结了，又回来继续踢。牺牲了婚姻。那整个球队是这样子，然后而且是那场的前，下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是美国队该赢。对，就他是个美国队是踢得好，美国队是世界排名第一，啊没错，他的他的实力，因为你你我们还记得十二年前，嗯，中国女足跟美国有过一次冠亚军争夺，铿锵玫瑰，最后输在点球嘛，点球上。美国的呃两，他排名第一。 奥运会冠军都是他，嗯，但是他过去两届世界杯他都没拿到，嗯，是德国队。这次日本队什么不容易呢？他打败了三个非常强队了，一个是德国队，瑞典，德国队是东道国哇，呼声最高的哦，这对不对？这次排在排名那就是那个位置排在最左，被他打掉。瑞典队又被他打，日本队非常强，然后美国队。不过事先大家都是帮美国队，整场比赛哈要这样来说，前十五分钟美国队五次射门，日本队完全在防守。 前三十分钟全部一面倒都是美国的攻势但是零比零哦，就是美国的运气差一点点，很多打在门框上啊，差一点。你觉得运气都在帮。真是整体来说，如果凭良心说，今天回过头来说，两个队哪个实力高，还是美国队高。对，嗯。但是他就在这样，我拼命被你打，我就顶住了。现在人家夸他说什么？女子足球的巴塞罗那。 啊，他就用巴塞罗那这种踢法，就是说他一得到球啊，他在后场传很久，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你一不小心多一下到你的后面去了啊。但是他进攻机会，那你得个人技术得过对过，他技术很好，日本队技术很好，而且呢，你觉得他们对，而且体力真好，像那个社会西，他是一百一十七分钟的时候进那球，把美国拖进加时，他后脚跟进啊。 那个你，那男人都做不到，为什么你踢了一百一十七分钟，还要用这样的技术进球？ 那是太难太难了，所以你这是一个，这整个他这个夺冠这整个历程，再加上日本，我们知道那种就是百废待兴，对，然后整个国家这时候，你觉得这简直就像这就是好莱坞都觉得太土了吧？这个剧情，而且就说一针强心剂啊，对对对，而且大地震他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比如身材像啦，嗯，对，这个体型啦，实力啦，而且团队精神。 这个是跟中国很中国 <laughs> 如果说要要踢出去啊，也是要这种方法。你知道他做政治思想工作，他球赛前一天晚上放他们那个地震的这个影片啊。那个导演啊，那个不是导演了，我说教练，教练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吗？就叫大家为日本而战。这不像美国，美国人是为个人嘛。这个讲到那当然他也 U S A 了。就中国队这次呢马上有解说了。我们现在。 找到了一个通向世界成功中国足球的捷径。中国队说，我们九月份就要跟日本在奥运会的预选赛碰头了。嗯，我们的教练说了，我们有信心。 <laughs> 所以你想，要是今天中国队打赢了日本女足，那么咱们就世界先进水平了。 啊！他是世界杯冠军，我们打败谁？中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到了世界尖端那个途径，现在就差一场了。好，好，中日必有一战了。啊，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 <laughs> 个 <laughs> 教练。 你刚才说什么发点球的时候还在笑，而且到了最后点球大战啊，日本的那帮女球员啊，就你平常很少看到球队，是到最后点球这个关头时候，本来就很紧张，对不对？他们一伙站在那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什么呢？原因是他是后来居上，所以等于对他来说，搏到这个打打到点球阶段，把你拖到点赢了。 因为他的实力不如美国嘛，所以败犹荣但他在他在最后时刻扳回来，而且呢，这两场球我看起来有个共同规律，就是说你在最后时候被人扳平啊，你就会崩溃，心理上上次技术也是巴西好，可是巴西点球踢不过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在最后时候，你已经想好要赢了嘛，你想你想一百二十二分钟给你进了一个球，这就等于我到了手的东西被你抢去，这是一样，这是美国队三个人没踢进。 对，踢了四个球，三个没踢进，那真是够拧巴的。不过，不过还有更拧巴的，知道巴西队吧？嗯，四个点球没踢进， <laughs> 难。你说是是美美洲杯？美洲杯，巴西罚点球四个阿根廷跟巴西都完蛋了，真是天哪！这现在是女女女人的天下了而且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一回就是你看到那个呃呃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在踢球啊。 你看到他们的那种对足球的那种爱啊，对，太纯粹了。呃，而且他那个团队精神也都很好。你刚刚讲中国足球，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不是阿森纳球迷吗？阿森纳最近不是来中国跑了一圈嘛？嗯，要来中国表演赛嘛。然后阿森纳的这个教练温格尔是个名将嘛，这个教练，很帅的。然后呢？ 大家就访问他怎么看中国足球跟日本足球啊怎么样？就谈也谈起最近一些事儿。他说：“哎，奇怪，这个中日足球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 <laughs>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这真是足球世界里面的一个谜团啊 <laughs> 然后呢，而且呢，因为温格尔过去在日本当过教练，他很了解。他说：“日本人是天生适合踢足球，因为团队精神太好。”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总觉得中国人是集体主义啊，那怎么会踢不好呢？ 在这里面就看看看到这些外国人是误会中国，我们中国恰恰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反对精神。呃，对对对，嗯，我们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太集体主义了，对，使得每个人在应对这个世界上反而非常的个人。咱们那个集体主义啊，这个“集体”二字啊，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很抽象，是个抽象词儿，是个抽象概念。你说集体。 像宗教一样神圣，可到底是集体是什么？跟团队合作一样，是两回事儿。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你要为了我们这个集体啊。可这个集体具体，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啊，是语言系统太发达。对对对。语言这个词儿太多，词儿太多之后啊。 没有所指，你们不是研究这个什么能指、所指？就是你讲一个词啊，为什么像孔子讲“必也正名乎”？你讲你，比如你讲你你你讲文联主席，他他他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是这个这个词讲大师，比如中国 <laughs> 中中国现在讲大师，跟这跟什么一样？ <laughs> 对吧？这这那么他指什么？全是乱的，而且所以可以说指鹿为马，所以你就可以说谁也可以说。 你要为了集体，你要为了集体，我才为了集体，你才不为了集。可是实际上，团队精神指的是非常具体的，在这儿做节目、摄像跟主持、导演，棚里棚外完全一条心，一个目标把它达成，没有别的私心杂念，这是可以具体化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团队这个东西啊，我们过去的理解不够复杂，不够立体。嗯，你从足球看什么叫团队啊？ 中国人平常我们讲这个集体呢，我们一想到集体，马上会联想另一个字眼，叫什么？叫领导，对不对？在领导的领导底下，我们唱同一首歌，然后我们万众一心怎么样？但足球是什么呢？有教练在旁边喊了嘛？但你上场，你这是个无领导状态，你靠的是这十一个人他们彼此的互动，当然有队长，有中场指挥官。 但是这每一个人像巴萨那种球啊，那是好的团队足球，就每个人到什么位置，大家心有灵犀，永远是三角、三角、三角，永远大家都是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是很自由的。我觉得足球好看在什么地方？足球好看在每一个球员他都是很个人的，很自由的在发挥自己。但同时，就哎，就像爵士乐，哎，对，你看爵士乐跟交交响乐不一样在哪？就古典音乐交响乐要有指挥。 交响乐就像美国的橄榄球一样，对。但是呢，爵士乐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在自由的，随时你来一段 solo。 但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你来收拢的时候，哎，我们能跟你，我们来配合你，你玩完了吧？一个眼神到我了，嗯，他是非常自由，但是有团队。足球是这样的一种团队，他是这种合作。你你记得有一回，这个咱们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体育，就李承鹏来聊这个中国足球，我们聊出一个什么呢？就发现说中国人这个到底是集体还是团队还是个人呢？后来他的我记得他讲出一个概念，他足球是差异性合作。 嗯，差异化合作。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啊搞整齐划一比较擅长，大家都一个动作可以，团体操可以。可是足球它恰恰是一个个人又是差异的，谁跟谁都不同，各尽所能，各展所长。但是呢，它又是合作的。这种玩意儿是不是咱们这个民族不太不太灵光？而且你可以看到，就你这边男子世界杯的时候，啊，朝鲜不是跟美国打嘛？那时候大家就很惊讶，就说。 美国大家都说是个人主义，但你看到美国男子足球团队精神很好，对对对，对不对？反而朝鲜呢，是一输就兵败如山倒，你这是集体主义国家，阿里郎十来万人你都弄那么整齐，怎么足球踢这样？你就看到这个毛病了。嗯，你觉得呢？哎呀，我反正看那场球看的非常这个，一直看到天亮，嗯感受非常非常非常复杂。那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是，我原来帮美国队的，我不帮日本队的。 可是你得承认，他真的踢得好，真让感动，非常感动。然后呢，真的自然就想到中国，这真是我们我们中国女足什么坑锵没我们为什么会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女足？就是因为中国队，就是因为中国，中国是因为中国女足好了以后，大家才关心女足。中中国举办过两次女足世界杯啊中国队女足是非常关心。可是这场球看完了以后，我就觉我就觉得。 日本的女的做的，中国的女的都应该能都能做，啊。绝对。我总觉得都能做，啊。真的。呀，他们整个踢法，你回想起来，就像孙文也这么说嘛。孙文就说，现在日本队这个踢法就是十二年前。而而且中国足球队的人怎么说呢？他们说这批日本运动员就十几年来一直在跟我们打的，全部是新人。谁谁谁这个踢进的球，我们哪一次的比赛没进什么地方，就是被他一个球踢出去的。 当初我们在跟美国争冠亚军的时候，他们零比九输给美国队、日本队，十二年前啊，很多就是当初的运动就是嘛，就是当初的运动员，那不是新人，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就是这帮人。所以，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总结的东西实在。咱们的这个玫瑰呢，都都来锵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关于这个中国运动员的消息哈，听起来像关于难民的差不多。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呃，这马拉松的运动员练得这么苦，脚变形了。 完了之后，这个这个生活贫困啊，还有最近你知道吗？一个体操运动员，这是在网上盛传的，拿过运动会，什么大运会还是什么冠军的？对，世界大运会。结果生活凄惨，流落在地铁里边卖艺，卖艺啊，也是引起很多同情。那么看一段这个视频。 中国这事儿要解决起来好解决，你看这事儿一火呀，夸家首善陈光标就表示了，我我我雇他一个月工资一万块钱，然后呢，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哥们儿小小小小张说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这个反正又有人捐钱，什么接受了五千块钱，什么社会各界啊都是捐钱啊，这应该可以引出一些体制性的思考吧？中国的事情要是一些个案，永远只是个案的话，那我们真是不会进步了。孙志刚的一个事情引出改变了一个制度。 郭美美的事情应该引起整个慈善红十字的这个大的变化，对不对？要是只是惩罚二奶的话。 不要包那么二的二奶的话，那这个网民的心思真是白费了。这个事情一样，这个人现在明星化了，整天鱼包包在旅馆里，多少家媒体采访，什么的，对啊，怎么我在听说他什么有点不不真，是不是？不是不真啊，他现在就被传媒包围了，他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但但是他过去的经历是他他曾经偷做小偷，做过牢，那是生活所迫吧。 不，不能这样来说吧。 <laughs> 所有小偷都是生活所迫，对不对？那，总之有各种样但是应该从体制上检讨，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举国体制嘛，那你就得一直承包啊。还有那么多冠军拿了那些基，应该有一些基。据说现在冠军基金会就那个那个是杨洋他们那个冠军基金，那个是联系他了。 我我总觉得，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过李宁他们那个，现在卖卖衣服卖的那么好嘛，好像也是说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对对，我听说过。我觉得中国那些发达的冠军，嗯，你姚明啊或等等这些哈，他们真的应该成立一些基金会，来有制度化的帮这些运动员，不是给钱哦，是让人家转成正常的职业，不是有钱钱。中国既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 就帮政府嘛，这也是帮体委的一个一个。不过这种问题啊，真的是很普遍的。你说中国我们是举国体制，我们应该要要帮这些运动员考虑他的将来。可是其实市场化体制也一样，比如说在英国啊，英超好像很多球员，他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是踢得很好，那退役之后生活更没有着落。 那这种人相当多的，就尤其运动员，他很多，比如说他一门心思搞运动，那他别的东西他都不大管。那么等到他将来退役了之后，他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我知道英超里面呢，就有一些球员是阿森纳过去几个老将，他们也发起一个类似一个什么基金会，就是联系这些退役的足球员，你生活不好了，怎么样帮他们安排到学校教。 体育课或什么的，那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但你说这个女足， <clears throat> 她不就穷嘛？比男足穷，没法比啊！你现在看来日本女足也不富裕啊，对对，她很穷，她很但反过来，她很纯粹。我觉得她。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状态就是说。